锵锵三人行，哎呀，改了十六比九了是吧？ <laughs> 你们俩感觉一下宽了，离你远了会吗？啊，这样在电视上看会离你更远吗？因为十六比九拉宽了，我会比你更远吗？看你的腿看得更清楚。 <laughs> <laughs> 那就好。你会变瘦，你会变瘦一点。哦，那就好。哎，女生呃上了这个高清十六比九之后境况如何呢？嗯啊，我没有差哎，反正算了，就长这样，能怎样呢？对，又婷是个娃娃脸，很很看得开。 没有没有，对对对，幼婷一辈子长得都像个小朋友。希望是。对，将来你要生了孩子呢，也是个娃娃脸。希望是。我给你看几个明星的呃，这个这个小孩子，现在就时髦，明星把孩子拿出来晒，是吗？是吧？哎，过去这现在啊，年代真是一直在变化。我记得你记得张艾嘉吗？或者是。 那家伙就是不行了，你把我孩子给我公开了，把我孩子你样，把它藏起来，对对那就是就是你就说你们外界太缺德了，对吗？但是你看今天多么正能量啊，是吧？这明星拉着孩子上电视了，你可以看看，就是那个《爸爸去哪儿》完了之后特火嘛，就跟风，别的电视台也搞。然后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说， <laughs> 这个是小 S 的，小 S 几个女儿，三个女儿，三个女儿拉着上海去玩儿，最近还引起一个骂战。 因为你在这个这个网上这么一晒自己的孩子的像啊，对，哎，你说有些网友也真是，就开始说小 S 你那孩子长得太土了，或者打扮的也土，然后小 S 的粉丝就急了，说你们家孩子好看，怎么怎么就就骂，骂起来了。你看这仨孩子是吧？是这个不土啊？ <laughs> 你再看看下面啊，这个下面是小沈阳和太太他他们的带着孩子也参加电视台的那种。 类类类类类类似的节目，然后呢，也有人议论他孩子的这个长相。哎，你看，你说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但是像爸爸。你看，再你看下下一张，这个孩子这位，你看你从他脸上，他这一笑啊，能看出他妈。可是你看那个眼睛眉眼，能看出小沈阳。所以孩子真有意思哈，像两个人的合体。你看，你再看下边。本来就是啊，还像像。 <laughs> 这个是谁？这个是钟丽缇的。 女儿，你再看下边，哎呦，你看长得有点意思哈。哎，你再看下边，这是谁啊？这是那个赵文卓的女儿。就听说这个赵文卓也有计划，说要带着女儿上这个电视。他女儿你知道叫什么名？赵子阳。所以他们文文他他们夫妻俩很有意思，就生个儿子叫什么你知道？赵子龙。 <laughs> 他们觉得这个，就当武打明星啊，他觉得自己的气场，气场强，说一般人不敢随便叫赵子龙这种名字，他们就敢， <laughs> 这挺这挺有意思。哎，又听说说这个最近孩子的节目，你也都看过？是我有我有跟风看了一下，的确是还蛮好看的。我觉得从这个第一，我觉得这个电视台吧。 本来刚开始看，我想说火什么呢？有什么好火的？但是我发觉说，第一就是他把韩国的这个节目弄得很中国，就是说以前很多节目综艺节目一大抄，这个在台湾也常常做拿日本的抄啊，可是不见得火成这样。但是我觉得他的火是在于他很中国，他把它跟中国的一些这个，例如说中国农村的情况啊，还有这个中国管教教育孩子的方式啊，就是跟民情很相结合，所以他。 在中国造成的轰动，我觉得除了这个原型啊，这个出发点是还不错以外，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它里面非常的中国，而且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小孩子变成小皇帝，所以看一下明星爸妈是怎么教小孩子，我想这也是大家很好奇。徐老师，你看过这种节目吗？我就是为了你们要做节目，我昨天晚上才看的。你昨天晚上才看？对对，因为我之前呢，到到长沙也听他们说起过。 刚才也没仔细。就全国到现有史以来，反正收视率破五嘛，叫做最最高的一个一个节目，是超过《中国好声音》吧？嗯，是吗？收视率啊啊。嗯。呃，官方的评论是因为父亲缺席，那这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论，就是说，你看他没有说妈妈，他说爸爸去哪儿了？啊。他背后反映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说近年来我们的爸爸们。 如果他们是赚钱、事业很成功、做官或者做明星的话，他在家里实际上陪小孩的时间是很少的。是，嗯，不要说陪小孩的时间很少，回来跟老婆吃饭的时间也是很少。我们上次说过，现在八项禁令。 很多中老年妇女都感激嘛，说男人终于回家了嘛。那这个爸爸，年轻妇女呢？年轻妇女失业了是吗？年轻妇女她本来就不会，所 <laughs> 以她自己出去。年轻妇女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爸爸去哪儿了？这个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说整个这一代的成，尤其是成功的，甚至你知道有好多地方你以前听过没有？要是你这爸爸每天在家里吃饭的话，我都怪你这你怎么？ 没地方去的，日本就是这样，对不对？日本就是这样。没没事业的，你会跟美国很不一样。日本真的是，你再没有地方去，也跟着社长。 在酒酒吧里泡一会儿。但是节目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是很想看林志颖，你怎么可能在那个农村生活呢？ <laughs> 这种感觉，就是你从小就是个富家子弟，林志颖家里环境又那么好。啊，林志颖还是富富二代，富二哎，他开跑车那个法拉利是几彩，他不只是玩赛车，是因为他很有钱，他才玩赛车。是吗？所以他家里面环境到处挣钱去。是他家里环境很好，然后一路风顺，十七岁你就变成大明星，然后一直到现在娶名模特儿老婆，有个可爱的孩子，看起来。 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所以我刚开始倒不是想看他的孩子就是呃表现的怎么样，而是我觉得，因为小孩子如果不适应农村，我觉得。 很正常，就是小孩子嘛。 <laughs> 但是如果一个这个大明星爸爸，你在农村里面不会烧饭，不会搞定小孩，我反而比较想看爸爸 <laughs> 是怎么怎么的。台湾这个语言真有意思哈，就是什么肤贤死孝的这种，就叫人生胜利组。对，人生胜利。组。 <laughs> 人生胜利组。对，你们都是人生胜利组。咱们说那种叫什么五好家庭，就是人生胜利组。人生胜。嗯。所以他讲的角度呢，那还是回到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还是个娱乐性。对。很多人更喜欢看。 看是因为明星，嗯，明知道他们演戏，这个我们以前说过，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明知你是假，我照样把它当真的看。 <laughs> 那个《非诚勿扰》也是，这个也是，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小孩是不会在这样的农村的房子里待很久的，那是演戏给你们看。但是中国人就这样能进戏，看了看了还想到自己，所以这个这个。但有人说很有趣，是因为小孩是真的。 就是小孩子可能没你没办法教他假嘛，他想哭就哭。小孩是真的，但是爸爸会变假。就像您说，因为他是大人了，他知道在镜头前我应该要表现出什么样子，可能回家我就打一巴掌下去。 在镜头前我不可以打小孩，我又得不让他不哭，我得怎么办？所以爸爸有点点假，所以这个真假之间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对演员呢，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历来说你不能什么叫演员？对对演员呢，这些爸爸都是演员呢， <laughs> 人家不承认是演员。当然是演员了，摄影机镜头对着他们，他们是拿稿费的，他们在做表演。 他们按照一定的剧本里面讲一些道理，当然是演员了，这个是得承认。对，他是一个秀，你这个这个大家要搞清楚，他不是 real life，他是一个真人秀，这点我相信没有争议的。但问题是，他们说演员最怕跟，呃，不能说两种人吧，就是最怕跟谁合作呢？就是小孩跟狗，宠物，你跟小孩拍戏，你跟狗拍戏，再大的明星都拍不过，因为人家不演戏。 所以他的不演戏就衬托你演技之难。所以这些呃呃演他们本来也是演员，那在另一个基础上，他们这些爸爸本来的职业就是演员，大部分对不对？好像里边很多都是。所以这个需要演技高。这个这个我我我是这不懂了啊，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记得上次跟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做节目哈，我很谨慎的，你知道现在。 每每一个很火的节目，他们那个管宣传的人呢，神经都非常紧张。其实要不现在中国有时候批评也变得很敏感，因为这个里边都是。 高收视啊，大资金注入的节目，哎，你要说我们不好，马上就跟你不干。随便一弄就是一个广告。对你像那个时候台湾那个桃子，不就随便说了两句什么什么，好像我不带我的孩子去去去，马上就最后就抗议啊，这个爸爸去哪儿？然后这桃子就要道歉的说我说的不合适啊，所以说呢， <laughs> 我先说的明白，不是我说的。我挺奇怪，因为我没有看过《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但是那天做完节目，我也不知道那个儿童心理学家怎么反应那么大。 他我很反对这种节目，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不是说，让孩子这种上电视，他觉得对孩子不好，就是让孩子到一个不正常的，就是反常的一种，至少不是平凡人。就是提早作假嘛，呃，提早作假。一种超常的一种情况下，把他在这个聚光灯下啊，呃，虽然你说是真人秀，你是真实的表现，但是这位呃学者他认为，他说我个人认为，对孩子影响不好。 我你我不太明白这个，嗯，我想可能很多人不是说就是让小童星，例如说太早的在这个荧光幕前啊表演啊什么，你会提早的社会化，或者是说你太早接受到被称赞啊，可能你这个在跟同同才相处的时候呢，你会有种这种优越感啊等等，就是。 当小童星，很多时候在这个好莱坞也看很多，长大都大部分都先吸毒了，太早赚钱了，可能都对他的这个童年剥夺了童年，对长大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想心理学家可能这么想，但是我想的是说，通常我们过去看童星，就是因为我们要他演戏，你要他做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你要他。 特意的展现他的才艺，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一直表演，然后不能上课，要去赶通告，那可能对他的生活没有。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这些小孩子，第一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耽误到太多幼儿园的学业，好像没有啊。还有就是说幼儿园的学业好像就是也没有我想的是说像婴儿年级这么紧张，说一定得每个每堂课都去上。那如果幼儿园的学业是可以，就是没有耽误太多。 只是利用上个寒暑假去玩，我知道他们剧组说了，这倒都都都没有这些影响，都是利用节假日啊什么的。好像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突然一下子让一个人成为一个，这就跟一个人成名一样了，跟成年人成名一样了，就一下子成为万众注目的一个焦点。这个对人的成长到底是是好还是坏？这个咱们广告再说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说今天明星出名定义真的要改变？对。 你呃，你说你比如说一个男模，你走秀走不成一个艺术家，或者走不成一个那个大明星。但是呢，因为你是个好父亲，而且你这个好父亲通过电视演一个好父亲。哎，听说人家也确实不错，会做菜，这这不是演的对吧？会会给孩子做菜对吧？哎，火了，跟大明星一个一线明星的价钱。哎，这个真有意思，我觉得。 <laughs> 你要不要也来？ 这个炒一下，哪天《悄悄三人行》也现在想就迟了。哦对对对，不能看着人家的成功才下注啊。那那怎么办？你现在换尿布好了。想一个新的别的节目，剪脚趾甲啦。 <laughs> 就是，哎，我我我就是说，你们说现在这个电视流流行这个趋势也很有意思。他越来越没有要你这个专业面了，他越来越爱你私生活的这一面，就是说我不要你在。 镜头前看到漂漂亮亮的你，除了这个，我还要，我要看漂漂亮亮你的狼狈的不堪的困苦的时候。而且你最好越漂亮越好，我要先看漂漂亮亮，越漂亮，然后再看你越狼狈，好爽。假定说那些父亲不是明星，不是那些靓仔，是别的有有名的人物，比如领导干部或者是科学家，那这个节目会有收视吗？他们怎么带小孩？ 是，那看是谁。你比如说，我估计要是马云，可能大家也会注意，也会注意，也会马云还是明星，就是名人现象。你得是，你得是明星，先有个名在先。对，你看啊，这个真的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就是呃，所谓的专业，什么叫专业？这个观众不看专业了。过去你看电视上看的是表演，你有你有什么才艺，你表演给我看。 现在不是，现在看的是你的生活，对对吧？而且是越像我们理解的真实的生活就越好，而且因为这个呢，哎，但是你说这个它不需要，你看它不需要才能，它也不需要训练，它就是你天赋本有的，对吗？你只要甚至是你你你把自己暴露出来就可以了。所以我常常在想，现在当明星也太难了，就是说也太容易了。 也可是太机会了，它是 chance chance 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因为大家太容易，所以太难了，所以在你身上就中了。可是，在别人身上，这这件事情不能被拷贝。你跟风也没用，跟现在就是一大堆跟风的，你跟风你也火不了。你不要说，你说光《爸爸去哪儿》，我在想，下五个爸爸就没有这没有这这个待遇了，就没有现在这种红的情况。同一个节目，不要说其他那种 copy 的节目，嗯，你同一个节目的下面五个爸爸，我想应该也没有他们这五个这么优越。你你们从电视。 节目制作的角度讲出了一大堆的困惑，但我纯粹从观众的角度啊，我觉得还是一以贯之，就是引起共鸣。你知道我我看这个节目，我之前也想不通，我偶然看两眼啊，我觉得很呆逼。你在湖南台的节目啊，说话旁边哇，对，不，挺好穿越对不对？啊，很很很卡通化，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这搞出这个很， <laughs> 但是你只， <laughs> 但你仔细看下去哦，我我前不久去台湾做了一个讲座。 关于亲子的一个讲座，两岸四地的，我去，我做了一个，等于我在上面要讲二十分钟演讲，哦，有有很正式啊，有一个你知道有一个组织叫关工委，听过没有？关公有刘备吗？ <laughs> 你看你也不知道，部级单位啊，中国的叫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laughs> 关工委，什么社经办关工委全齐了，你 <laughs> 看这人这么不严肃，那很重要的机构，就像全国妇联啊、总工会这样的，啊，他们就是。 就是很严、很正式的一个场合，每每个人跑去讲都讲一大套家庭教育儿童理论。那我上去我也要讲啊，我讲我的题目很重要，我讲。女经验。对，我我就讲对小孩啊。女。他女儿，他女儿。女，这还叫亲子？不能叫亲子。 <laughs> 他女儿育他嘛， <laughs> 他育女了。你们这些人就没文化。育 <laughs> 儿经。我提出一个很严肃的命题，叫到底快乐重要还是成功重要？ 就是当小孩选学校的时候，嗯，当他要选专业的时候，到底是他的兴趣重要，还是将来赚钱重要？什么？但是你不知道，后来我讲讲讲讲，最后他们都放到网上去讲讲讲讲。其实我最重要的，我回家记住的，都是一些小细节。就是你比如说，那比如说第一次带他去美国的一个超级市场，他不认识二十六个字母，我一个个教他，这个叫 R，这个叫 L。比如说去迪士尼乐 排队等着跟那个假的 Mickey 握手，他自己在那里发抖。比方说玩完了以后，到了一个找不到好的旅馆，我们进了一个 Motel，那很差，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可他很开心，因为两张大床。就是这些讲出来没什么意思的小的 detail，嗯，最后构成了我现在回想我跟我小孩最重要的关系。你看这个节目，我得到的共鸣也是这个。 啊！所以我就在想，所有为父母的看这个节目，最正面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该多跟你的小孩在一起，是，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对，当你在外面啊，你事业成功，人生胜利团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我想这个才是 catch 大家的一个共鸣点。这个你看啊，我身边有很多父亲啊，呃，我就普遍的感觉啊，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都是一帮孩子。嗯。 就是他表现出，我现在甚至有时候觉得啊，是不是我身边反正见到的很多也是四四五六七十的人了哈，但是好像跟外国人的那种电影里的父亲呢。 都不太一样，我们好像还是一帮孩子，整天约着要去玩啊，干嘛的？你像外国那人那帮人，我们就觉得，哎呀，你看外国一女的最大的理想，你看你就看餐厅就知道，一到星期天啊，三个孩子两条狗，呃呃呃，围一个餐厅啊，一个圆桌吃饭，大家草坪上散散步。我身边的人好像没有这个经历，其实他不是不爱孩子，他爱得发疯，可是你知道。 很有意思，我觉得是不是表现出一种性格啊？他说：“哎呀，我太喜欢孩子了，可是我玩了十分钟我就要跑，就是他在还是孩子，对他没有这个耐心，因为孩你一成你一跟孩子玩啊，他没完没了了，他就烦了，他实际上还得妈妈带他。” 然后他就跑到一边，跑到一边过过一会儿，他又想他孩子了，又逗一会儿，逗一会儿，又逗几分钟。孩子真需要他，你给我讲个故事，你给我干嘛的时候，这个当爹的就又不耐烦了。所以你看完这节目，会不会觉得妈妈很妈妈很伟大？因为我看了这节目以后，你知道，爸爸尤其是前面几集的时候，那些爸爸想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那个妈妈带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哭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安抚他，因为妈妈带的。就是爸个这个。这个节目的核心点就是，实际是我们社会当中父亲的缺席。 这父亲在家家庭当中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上次我听一个他们湖南卫视的人讲一个故事，我一听我就知道湖南卫视啊，他这个领导的这个他是有智慧的。谁就是谁啊？叫欧阳长林。现在好像我不知道退了没有。就是当年在湖南卫视的这个，那就是非非常厉厉害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哈。他说哎，我们当时那个欧欧欧阳领导就是你看哈，就是一个电视人，我就判断你聪明还是不聪明。 就是说，他说，因为有的节目是分好几天录的，对吧？他说很精彩，但是主持人的衣服换了，说那我们不能放在一集里。是，当时这欧阳昌林就跟他说，没有观众会在乎这个，只要这一段真的是好看，就把它编在一集里。你知道，这对于做电视的人来说啊，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有一种通达的这个智慧，你知道通达的智慧。你比如香港人就放在哪儿啊？ 程序被程序捆住了手脚，就规矩。很多时候啊，这个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觉得这种智慧，用用一种佛家的概念来比喻啊，就是一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就是你能不能一下看到结果，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你知道，很多电视台啊，他迷恋的是这程序能不能完成，他忘了程序不重要，这里边的戏才重要。 你知道太多的这个我见过的这个电视导演呢，他把这个当成个工作，他不关心这个效果，他关心的第第一起，第二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好，结尾齐了，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就是中国过或许台湾过去也曾经这样，就是比较制式化的这种拍摄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做节目做很久的话，我不知道徐老师是不是从学者到这个电视圈，你会感觉我发觉，如果你在这个节目里面啊，你硬笑，你自己觉得我笑的好美，但这个笑只要不是真心笑。 观众就看出来，文涛哥常常抓住我几次那个播新的时候，卓又婷，你今天没有认就没有喜欢播新闻，我心想我真的有假装笑，就是我有真的觉得我有要笑啊，就是好像那种工作义务上我得笑一下，但是有没有真心？ 真的会看的观众，他就知道，所以镜头要真实的。俄国的那个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感动自己能感动。真的就是这样。嗯，那当然。就是就这个这个就是艺术。